课文三，在小明家。今晚的月亮真漂亮，像白色的盘子一样。是啊，外边也不刮风，我们坐在外边，一边看月亮，一边吃东西，怎么样？好啊，我先把桌椅搬出去，然后你把水果拿过来，我们听叔叔阿姨讲讲他们年轻时候的故事。 太好了，记得给大山打个电话，让他马上过来。不用打了，你听外边的声音，一定是大山。生词：月亮、像、盘子、刮风、叔叔、阿姨、故事、声音。